骄傲的玫瑰。很久以前，在一个几乎没有生命可以存活的沙漠里，奇迹发生了一朵美丽迷人的玫瑰盛开了。它曾经只是一个小花蕾，而如今绽放成一朵小花。虽然它还没有长出所有的花瓣，但它却是人们所见过的最美的东西。 就在玫瑰旁边，长着两颗仙人掌。他们的名字是泰德和莫斯。泰德是一株矮仙人掌，莫斯是一株高仙人掌。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形状，很高兴身边能有一朵玫瑰作伴。我们中间有一朵玫瑰花开了，是不是很神奇呀？没错，泰德，真的是。 等等，我们给它起名叫琪琪吧。哦，真是个好名字，琪琪。从此，美丽的玫瑰被命名为琪琪。琪琪不是一朵普通的玫瑰，两颗仙人掌都很清楚。比起普通的花来说，它长得太慢了。但是让泰德和莫斯高兴的是，它会在那里。 待很长一段时间。小时候，琪琪是最淘气的，他会捏莫斯，却把责任推给泰德。你能不能停下，泰德？这个把戏老掉牙了。什么把戏？你是说我喝自己体内储存的水吗？这个不是把戏，我得生存下去，继续喝你的水吧。 就这样，耶，真恶心。随你便吧，别跟我说，也别捏我。捏你？我的天哪！你又睁着眼睛睡着了吗？ <laughs>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提这个？就那一次，而且我很累。是的，没错。为什么会累呢，天才？ 站在沙漠中间，那你为什么不出去散散步呢？带着你的根，还有你的想法。哦，别再捏我了，好吗？我没有捏你。别睁眼说瞎话了。仙人掌们为此争论了好几个小时，但没有人会指责这朵小小的无辜的玫瑰。 <laughs> 泰德和莫斯。 都是仙人掌，体内有充足的水分，它们都会给琪琪一些水喝，帮助它保持健康。它们都非常喜欢琪琪，从来没有告诉他，如果他不喝足够的水，他就会死。几个月过去，琪琪长大了，它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花朵。它有一层一层的花瓣，颜色。 鲜红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它长得比泰德还高，但是比摩斯矮一点。两个仙人掌都为他们的奇迹感到骄傲。它的根埋在沙子下面，在地面上保持着挺拔的姿势。每当它想要时，摩斯都会给它冲个澡，泰德也会兴致勃勃地打开它的枝芽，让它渴了就喝水。 一切依旧，他爱他的两个朋友们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沙漠中终于来了一个路人，他是个骑骆驼的游客。这是什么？一朵玫瑰，在沙漠里，这是我见过的最神奇、最美丽的东西。游客走得更近了，仔细观察着这朵花。 然后他拿出一碗水，放在琪琪面前。你一定渴了，小花朵。等等，让我找找我的小喷雾，该给你洗澡了。但是琪琪没有听，他被在那碗水里看到的东西迷住了。那是他的倒影。我真是一朵最美丽的花儿。 看那笔直的身姿，哦，鲜红的颜色，厚厚的花瓣儿，我看起来真棒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自己看起来像泰德和莫斯，我以为我需要他们，其实不是，他们需要我，是我让他们看起来更有吸引力。游客找到了他的喷雾，把它浸在一碗水里，然后把水喷在琪琪身上。 水滴让琪琪看起来更加神奇了。哦天哪，哦天哪，看看我。嗯，这花真漂亮。啊，谢谢你，陌生人。如果我把这朵花连根拔起带走，我一定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。你很想看看这个城市？ 是吗？城市，我当然想看看这个城市。哦，你颈上的伤口是什么？啊，一定是这些仙人掌。你应该被安全的养在花园里，让每个人都能欣赏你。游客不知道，这个伤口是因为琪琪不得不弯腰去喝泰德的水。 他也不知道，如果把它连根拔起，从属于它的地方带走，它可能就活不下去了。等一下，让我把你拔出来。但是两个仙人掌心里很清楚，他们知道那座城市很远很远。琪琪的确是一朵神奇的花，但也只是一朵玫瑰，它不可能熬过这沙漠中漫长的旅程。他们知道。 琪琪一旦被连根拔起，就活不长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们就把正要把玫瑰连根拔起的游客刺伤了。啊！你们怎么能这样？愚蠢的仙人掌！在愤怒和痛苦中，游客击打着莫斯，但作为一个仙人掌，他完全没有受到伤害。相反，这名游客却被刺得更加严重。啊！ 嘿， <laughs> 现在谁更蠢？人类，干得好，莫斯。游客虽然听不到仙人掌在嘲笑他，但他知道他们一定在笑，这让他更加愤怒。他踢了泰德一脚，但是又嗷嗷嗷嗷嗷嗷！呃呃呃呃呃， <laughs> 他需要停下。游客难过的骑上骆驼走了。 泰德和莫斯都笑得很开心，但琪琪并不高兴。你们俩怎么能这样？你们为什么这么嫉妒我？嫉妒，琪琪，你不明白。他带走你只是为了他自己，他不会在乎你的。你凭什么替我决定什么是对的？你们两个是丑陋的仙人掌，我是这个星球上最美的花儿。 你没听到吗？我应该被安全地养在花园里，让人们来欣赏我。琪琪，不要太傲慢。为什么不？你们俩有什么特别的？呃，我们可以保存很多年的水。你觉得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但是琪琪并没有听，他不停地抱怨和羞辱那两个仙人掌。他发誓。 永远不会再弯腰去喝泰德的水，他也不想弄伤他美丽的脖子。真的吗？你再也不喝水了？好啊，泰德，我们为他做的已经够多了，他现在应该自己照顾自己了。两个仙人掌都变得很坚决，不再和琪琪说话了。他们很生他的气，因为他突然表现得那么傲慢。 刚开始的几天，琪琪非常高兴，它的根里还有水，能够保持它的新鲜。它看也不看仙人掌，总是挺着身子。但一周以后，它开始感到身体不适。它仍然努力地站直，因为它不想在仙人掌面前露出它的虚弱。但是，当它根部的水用尽时， 他的身体被掏空，他开始气喘吁吁。琪琪，放下你的傲慢，喝点水吧。是的，琪琪，喝了水，你仍然是最美丽的花儿。不，我不会低头的。唉，又过了一天。 琪琪完全被击垮了，她头晕目眩，身体虚弱，她开始哭了。啊， <laughs>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？因为你需要水来生存，你这朵骄傲的花儿，让我们帮助你吧。啊，你们还愿意帮我吗？我不想屈服，但是他自然教训了我。 我已经认识到我的错误，我对你们态度不好，这是我应得的，我很抱歉。泰德和慕斯立即向琪琪浇了一分钟的水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琪琪终于再次站了起来。哦，我很抱歉，你们会原谅我吗？ <laughs> 我们已经原谅你了，我们的小琪琪。三棵植物又高兴起来。琪琪意识到了他的错误。骄傲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情感。如果我们过于骄傲，我们就必须准备为它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。